中文童话。佛祖与流浪汉。从前有一个流浪汉，他四处乞讨食物，但是他发现每天食物都会消失。终于，他抓住了一直在偷他食物的老鼠。哦，你这只老鼠，你为什么要偷我的食物？ 我只是个流浪汉，去偷那些有钱人的东西吧，他们根本不会在意的。但我命中注定要偷你的东西。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你的命运，你只能拥有八样东西。无论你祈求多少，无论你得到多少，这就是你所能拥有的全部。这个流浪汉既吃惊又伤心。谁会想要拥有这样的命运呢？ 嗯，我的命运为什么是这样？我不知道，你应该去问佛祖，也许他会知道。于是，这个流浪汉开始了寻找佛祖的旅程。他走了一整天，黄昏时分，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富有的家庭。他又累又困，决定在那里过夜。于是，他去敲那家人的门。 先生你好，天快黑了，我初来乍到，我可以在这里过夜吗？好吧，进来吧。当流浪汉进屋时，这个男人问道：“年轻人，这么晚了，你要到哪里去？”哦，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佛祖，我要去见他。就在这时，富人的妻子听到了。 你能帮我们问佛祖一个问题吗？哦，好吧，我想我可以代表你问一下，你有什么问题，女士？哦，我们有个十六岁的女儿，她不会说话，我们想问，我们该怎样做才能让她说话？第二天早上，这个流浪汉感谢了这家人收留他，并向他们保证他会向佛祖提问的。 再见了。他继续他的旅程，眼前是连绵不绝而又必须翻越的高山。天啊，我现在怎么才能越过这些山啊？他爬上了一座山，遇到了一个巫师。亲爱的先生，你能帮我越过这些山吗？跳上来。流浪汉跳到巫师的魔杖上，坐在巫师的后面。 巫师用他的魔杖带着年轻人和他自己，飞过了一座座高山。当他们飞过群山时，巫师问年轻人：“你要去哪里？你为什么决定要越过这些高山？”“我要去见佛祖，问一个关于我命运的问题。”“哦，真的吗？” 你可以帮助我问佛祖一个问题吗？在过去一千年，我一直在尝试去天堂。据我所知，我现在应该可以去天堂了。你能不能问问佛祖，我怎样才能上天堂？当然，我会帮你问这个问题的。 当他继续他的旅程时，他遇到了最后的障碍，这是一条他无法渡过的河。哦，天哪！我现在该如何渡过这条湍急的深河呢？幸运的是，他遇到了一只大乌龟，乌龟决定带他过河。当他们过河时，乌龟问：“你要去哪里？” 我要去见佛祖，我要问他一个关于我命运的问题。你能帮我问个问题吗？当然，什么问题？五百年来，我一直想成为龙。据我所知，我已经应该已经成为龙了。你能不能问问佛祖？ 我要怎样才能变成龙？亲爱的乌龟，谢谢你带我过河。不客气。别忘了，我的问题。当然，我会替你问的。这个流浪汉继续他的寻佛之旅，终于他到达了佛祖居住的地方。 流浪汉站在寺院门前，深吸了一口气。哦，我终于见到伟大的佛祖了！流浪汉走了进来，他精神抖擞，兴奋不已，准备问有关他自己和其他人的问题。当他进来时，他在佛祖面前鞠躬：“佛祖，请接受我的祝福。” 我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，想问您一些问题，我可以问吗？当然可以，但是我只能回答你三个问题，只有三个问题。年轻人内心一震，他有四个问题要问，但是我有四个问题，我该怎么办？于是他仔细的思考，他想到了乌龟。 乌龟已经活了五百年，想要变成龙。可怜的东西，它在那条深深的河里过着多么艰苦的生活。然后他想到了那个巫师，他已经活了一千年了，一直想去天堂。哦，一千年是很长的时间，他现在应该去天堂了。 最后，他想起了那个将要在聋哑中度过余生的年轻女孩儿。哦，无法说话的日子，太残酷了。然后他看着自己，我只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，我可以回家继续乞讨，我已经习惯了，这没什么。但对他们来说， 如果他们得到了答案，一切都会改变。所以，当他想起别人的问题时，他自己的问题突然变得如此微不足道。他为乌龟、巫师和小女孩感到难过，所以他决定问他们所有的问题。佛祖果然回答了：乌龟不愿意离开龟壳。 只要他不愿意离开舒适的龟壳，他就永远成不了龙。哦，谁会想到这个呢？巫师总是拿着他的手杖，从不放下。他就像一根毛，把他与天堂隔开。哦，我会告诉他的。那女孩呢？至于那个女孩。 当他遇见他的灵魂伴侣时，他就能开口说话了。谢谢你，伟大的佛祖。佛祖看着他笑了。这个流浪汉向佛祖鞠躬，踏上了归途。他再次见到了乌龟。你问了吗？哦，是的。你只需要脱下你的壳，你就可以变成一条龙了。 乌龟取下它的壳，在壳里藏着海洋最深处发现的无价的珍珠。它把它们送给了流浪汉，给你，代表我的谢意。我不再需要这个了，因为我现在是一条龙了。谢谢你，善良的人。他飞走了。 流浪汉在山顶见到了巫师。你只需要放下你的魔杖，你就能上天堂了。真的吗？法佐就是这么说的。于是巫师放下了手中的魔杖，把它送给了年轻人，说了声谢谢，然后就升天了。再见了，年轻人，祝你好运。 这个年轻人现在从海龟那里得到了财富，从巫师那里得到了力量，他回到了曾经收留他的人家。他们很高兴看到他回来，期待着他的答案。佛祖说：“当你的女儿遇见她的灵魂伴侣时，她就会开口说话。”就在这时，女儿走下楼梯，开口说话：“嘿，她就是上周在这里的那个人吗？” 小女孩和她的父母都很震惊，他们看着这个流浪汉，他正是女孩的灵魂伴侣。父母安排了他们的婚礼，他们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所以，请记住，朋友们，你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切善事都会收到回报。